课文一，在家。女儿最近喜欢把头发放在耳朵后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样可以使她的脸看上去漂亮一些。我最近觉得她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女儿变化不小，她小时候喜欢短头发，像男孩子一样。我也想起来了，她现在慢慢的开始像个女孩子了。 生词。耳朵，脸，短。